不行，严哥，案卷查找结果不理想。怎么说？啊，三年间全省青少年失踪案一共两千八百六十四件，没破的案子二百一十六件，其中确定为绑架的有十九件，但没有一例是双重绑架，更没有超过两百万的大额赎金。那，这是资料。已破获的呢？已破获的双重绑架有六十三例。 大多是十岁以下的儿童，可是卢顾问，这些案子的犯罪嫌疑人不是正在蹲大牢，就是已经吃枪子了，没有再次犯案的可能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条路又走死了？哪有那么容易走死？思路肯定是对的，但筛查方式可能有点问题。啊，根据绑匪的表现，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跟踪绑架。 可是，当谭爽带布威去捡木头的时候，申小琪尾随在后，一直是落单的，绑匪却没有出手，而是等到谭爽离开后才绑架了这两个人的。等等，你是不是想说，布威有一定的作案嫌疑？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，任何人都有嫌疑，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我们先讨论常规情况，嫌疑人在以绑匪身份跟你电话交涉时，有一点表现是与常规不符的。 就是他从未主动提起布威的存在，甚至没有尝试多向政府索要一份赎金。似乎从表面来看，布威对他来说，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添头。是啊，所以我们才没办法判断，布威到底是不是纯人质。如果他是受害者，为什么绑匪完全不拿他来当做警方的威胁？如果他不是受害者，甚至是绑匪中的一员，那这种区别对待，岂不是更明摆着引起警方的怀疑？ 这一点跟绑匪高超的反侦察能力太矛盾了。不，布威的存在对绑匪这个角色来说是没用的，但他却被带走了。会不会因为需要他存在的，是行刑者？你是说，行刑者需要他来当公证人？如果行刑者只需要另一名人质作为公证人出现，那么就像现在这个案子一样。 另一位被绑架的学生家长根本不会接到勒索电话，即便报警，也只会当做普通的失踪案，甚至离家出走来处理。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筛选目标应该是跟绑架案同时同辖区发生的另一起人口失踪。马翔，收到，我这就去查。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联合出品。 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第四集，查到了。去年七月十二号，江阳县隆昌镇一名十六岁的少年贺良被绑架，绑匪勒索一百万，并限时七十二个小时。然后呢？家长东拼西凑把钱送到绑匪指定地点，却没人来拿。 第四天，家长终于报案，但为时已晚。警方至今没有找到贺良尸体。怎么？你还发现了其他线索？是的。你们看，这个案子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家长收到了绑匪寄来的血衣，但事后化验证实是鸡血；二是虽然材料中没有出现“行刑”这个关键词，但那是因为案子不再建宁，我们的卷宗不完整，缺少接警派出所的详细信息。嗯。喂。 高半清，立刻把去年七幺二贺良绑架案的一手笔录传真过来。是，严副。严哥，按陆顾问的推测，同天同地同辖区，江阳县幺幺零接警中心接到过另一名十六岁女生李雨欣家长的报警，称其女儿因学习成绩下降被家人责骂而失踪，怀疑是离家出走。基层警力紧张，七月十三号的警情到二十四小时后才立案，但十六号晚上。 家人又到派出所撤案，称女儿自己气消了就回来了。自己回来了？那这个李雨欣后来还失踪过吗？没有，但他后来因为屡次偷窃进了看守所。哎，对了，我查了一下地图，李雨欣就读的江阳一中，跟贺良所在的师范附中，是隔条马路门对门的俩学校，地理位置还不到两百米。江阳一中。 通常某个地方的第一中学，都是该地区最好的学校之一吧？对，江安一中还挺有名的，出过高考状元。那一个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，会因为成绩下降被爸妈骂的女孩，为什么会因为屡次偷窃而进看守所呢？她以前有过偷窃记录吗？没有，不过也可能是未满十六岁才没留下案底。是挺古怪的，可能是偷窃癖。偷窃癖通常发生于女性。 以十五岁以上、二十岁以下发病较多，其症状大多是心因性的，由外界因素诱发。如果他当过公证人，那么这可能是 PTSD，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一种表现。严父，你要的笔录传真过来了。好。嗯，哎，嗯，你来看看这个，这是当时何良父母口述的勒索电话记录。 那个声音说：“一百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距离行刑时间还有七十二个小时，就是他了。漂亮，马翔到，去查，关吕雨欣的看守所离建宁多远？江阳县看守所呗，快的话车程三小时。去不去？现在是凌晨一点十四。去，马翔，你把卢顾问送回家休息。” 小张是不是白天没值班？让他开车送我去江阳，通知李局去当地看守所打声招呼。我要连夜提审姓李那丫头。哎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可是，你这身体……没关系，车上睡，案子重要。哎，燕哥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叫上小张，我们走。嘿嘿。 还是陆顾问厉害，果然这个绑架不是孤案。绑匪的反侦查能力和对时间的精准把握，也能从侧面证明他是个老手。现在我们只要找到李雨欣，这个小丫头肯定知道关于绑匪的信息，至少也跟那变态正面打过交道。不一定。啊？如果李雨欣跟绑匪正面打过交道，甚至见过绑匪的脸，为什么竟然被完好无损地放了回来？这是个目前无法解释的问题。 那咱们的思路难道？思路本身没错，但有一点，我们的分析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，而是在行为逻辑推理上的。啊？不明白。呃， <laughs> 白天也许能，但但我现在的智商只有白天的十分之一。哼，你听他扯，他白天的智商也就最多七十。严格。警方对嫌疑人做行为逻辑分析。 就像传说中神乎其技的心理画像和微表情识别一样，都缺少科学论证，主要依靠的是经验。如果缺少实打实的证据，犯罪心理画像和行为逻辑分析，即便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率，也无法避免那百分之一的致命误差。比方说，你想，我们现在对绑架并非孤案的推断依据是什么？嗯。 七幺二绑架案中出现了浸透鸡血的上衣，出现了行刑关键词，同时基本符合一男一女两名青少年同时失踪的前提。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这两个案子是同一人做的。如果这世上就是有另一伙绑匪喜欢用血衣来威胁人质家属，同时看多了刑侦剧，喜欢用“行刑”这个词，也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手段呢？如果李雨欣的失踪真的只是单纯离家出走？ 跟七幺二贺良被绑架案完全只是巧合呢？这个，况且还有个没法解释的部分，就是为什么申小杰案中用到了金头白尾海雕写的上衣，并且绑匪开口就勒索两个亿，而七幺二案出现的却是机械上衣和一百万赎金。这两起案件还是存在巧合或模仿作案的可能性。在缺少证据的前提下，所谓的犯罪心理画像和行为逻辑分析。 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。嗯，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当真遇到了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，所有的行为分析和推断都是错误的，那么两个孩子就死定了。这在任何案件的侦破过程中都是正常的。刑侦人员不是神，在对抗犯罪的过程中，必然会有力所不及，甚至判断失误的时候。 我们会因此付出惨重代价，甚至留下永生难忘的阴影。但那是每个老刑警都难以避免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下次面对犯罪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带着伤痕和阴影，再一次站起来，全力以赴？他这是说给我听的。哎，小张，前面便利店靠边停一下。 陆顾问，你今天坐车感觉还好不？还晕不晕？还好，车开的挺稳的。 <laughs> 那是，今天给我们开车的小张，啊，张冠耀， <laughs> 开车技术在咱们局里数一数二的。之前没来得及介绍，小张，介绍咱们陆顾问。陆顾问好，你好。呀，给你们买了点咖啡和饮料。 晚上开车提提神，谢谢严哥，谢谢严队。哎，这是给你的，晚上就你没吃泡面，赶紧拿俩热包子垫垫。豆沙包。啊，你不是爱吃甜的吗？吃了赶紧睡一会儿。马香，你也别看材料了，养养精神，一会儿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 包子吃了一半就睡了，明明这么累，还要逞强。嗯嗯嗯，头发真软，嗯，好香啊！天天洗头发，真讲究。不知道皮肤是不是也这么又软又娇气呢？真奇怪，明明只相处了两个月都不到。 却像是已经认识了很久。你，哎，他嘴边粘着是什么？豆沙。哎，好想尝尝，尝尝味道。 <laughs> 真的好甜呐。哎，你，你醒着吗？ 不管你是醒着还是睡着了，我就是不想放开你。 严队长，李雨欣带过来了。啊，严队长，我们先出去了，慢慢问。有事就叫我。好，谢了啊。李雨欣，啊，我是建宁市公安局刑侦副支队长严邪，有个案子想请你提供一些线索，关于去年七幺二绑架案中的被害人贺良，我不知道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你不知道？那你怕什么？我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去年七月十二号，贺良在放学途中失踪。同天，他父母接到了绑匪的勒索电话。第二天，你的父母来到江阳县派出所报案，称你失踪，怀疑是被责骂后负气离家出走。但联系你母亲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间，你所谓的出走跟贺良被绑架。 应该是同一时间发生的。你并不是离家出走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贺良发生了什么，但不敢说。你在害怕什么，李雨欣？我不知道，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知道，你们放过我！李雨欣不配合，魏训发什么疯？怎么回事？不许自残，师长！哎，别上手铐，控制队伍。两位师姐同志。 我们必须得按规定办事。听他的，上好就什么都不会说了。李壮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先看好的。陆顾问，这没事，控制得住。你们出去，领导那边我去说。是。认识他？根本。我刚才说，希望你提供一些关于贺良绑架案的线索。 你说你根本不认识他，这么刻意强调，难道之前有人审问过你？还是说，关于这个回答，你已经在内心排列过很多次了？李雨欣，我们不是来追究你的责任的，之所以连夜找你，是因为另一对男女学生被绑架了。前天下午，建宁是一对夫妻接到绑匪来电，要求两个亿的赎金。 但他们连十分之一都掏不起。你跟贺良被绑架时是十六岁吧？这次的女生不薇连十六岁都不满，下个月才过生日。男生叫申小琪，绑匪通知我们，离他的行刑时间只剩最后十多个小时了。他的父母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就像贺良的父母只有他一个，你的父母也只有你一个一样。贺良已经死了，对吗？但你还活着。 申小琪和布威也应该还活着，我们不能放弃任何拯救活着人的希望，你说是不是？没用了，没用了。那个男孩会死，那个女孩会变得跟我一样。你见过绑匪对吗？他让你旁观对贺良的行刑，是不是？ <laughs> 那个绑匪长什么样？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怎么杀死贺良的？李雨欣，李雨欣，有两个跟你一样大的孩子就要死了。只要你愿意提供线索，我保证做你重大立功表现，我保证你立刻就能出去。死了不是更好吗？我做梦都想死。你放开我！想死还不容易吗？你以为每次都会有人替你垫着么？又着，快走医务室！严队，你没事吧？快！ 带大，犯人这是怎么了？得先止血。严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得先把犯人带走啊。周夏，地上都是血。周夏。严队长。未央。只犯人自残的杀，是不是一定的，是一定。周夏夜忙。七月，七月。七月未央。失踪的是两人的独生儿子申小申家夫妇接到绑匪电话。 索要两个亿，两个亿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距离行刑时间二十九个小时。原来，原来是这样。但是，为什么？从地平线落下最后一缕余晖时开始，这隆重又血腥的演出。 是为了什么？陆顾问，陆顾问，陆顾问，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哎，你的手，刚才为了给他垫着，现在指关节全肿了，去医护室处理一下吧。好。 好了，注意伤口不要沾水，及时换药以防发炎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嗯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没事，骨头没断。李雨欣呢？刚才看守所领导说，连夜送到医院去了。那丫头在逃避审讯，故意的。我已经打电话给吕局了，让省委刘厅出面施加压力，两个小时内。 我必须再把他按回审讯室里。李雨欣对712绑架案的逃避，不像是单纯心理问题，但也确实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。他那几下撞头，不像是表演，自残是真的，惊慌和恐惧也是真的，有点像人大祸临头自我了断的意思。他这个表现，倒让我有点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怀疑李雨欣不仅仅是公证人。 甚至被胁迫参与了行刑过程，所以才如此惧怕警察。如果绑匪为了杜绝李雨欣报警的可能，胁迫他参与了杀害贺良，或把他的指纹、血迹印在凶器上，让他产生一种如果贺良的尸体被发现，我绝对说不清楚的认知，那么这是很有可能的。但这还是无法解释我们的悖论：为什么绑匪不直接杀了他？ 难道绑匪跟李雨欣有某种情感联系？啊，我刚才已经打电话给江阳县派出所，要求筛查李家是否带有犯罪前科的亲戚了。有情感联系是一定的，但亲戚倒未必。否则，绑匪应该也是布威的亲戚。不，申小琪和布威的案子已经是第二起了。连环案犯在后续作案中，对初次犯案的细节特征进行刻意模仿甚至升华，这是很常见的。 即便绑匪跟步威没有任何亲属关系，步威也很可能得到跟李雨欣相同的待遇。好，怎么？只有你懂犯罪心理分析吗？我好歹也是主办过十多次连环杀人案的人。我没有怀疑你能力的意思，相反，你刚才的推测很有道理。但关于绑匪为何在贺良案中勒索一百万现金，申小琪案中却开价两个亿这一点，我现在有个怀疑，跟你的推测恰好相配。 嗯，可能那赎金并不是根据男生家庭提出的，而是根据女生的。什么？女生？凭女生的长相？ <sighs> 我当警察十多年来，很多案子都是因为站在犯罪人的角度上思考、想象，甚至代入，所以才能找到破案思路。但同时，作为执法者，我也一直避免太理解犯罪人这个角色，以免因为共情。 而出现自身情感和行为上的偏差， <sighs> 只是这个案子，好像始终在诱导我去探索犯罪者的内心世界似的，让我不得不一直思考他在想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或者，他到底是要实现怎样的内心表达？这种不断的摸索，就好像被拽进漩涡里，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。他这是单纯的倾诉。 还是在暗示什么吗？不 <laughs> 至于的，江婷。刑侦人员经常过度思考，这是普遍现象。但实际上，犯罪者不会那么刻意的针对办案警察进行心理诱导，否则这种犯罪也太高级。不，你不明白。光凭长相的话，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不为不太可能几百倍的超越李雨欣。 除非两名女生在长相之外，还有其他区别特质。上衣所沾染的鸡血和鹰血，也似乎在表达这方面的意向。但是，是什么区别特质呢？不为。 沈小琪，沈小琪，沈小琪，醒醒，醒醒！ 梦见我死了，我梦见我把你也给害死了。你不会死的，啊！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不是为了救我，要不是你拼命的保护我，走，走，我扶你起来，走。 听我说，我们一定能活，一定能走出去，一定。 省委刘厅的亲笔批条，我们可以进病房了吧？嗯，见识了。原来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。我们整个支队已经连轴转了三十个小时了。您的犯人不交代，今晚八点零九分才真的要死人呢。陆顾问，我们进去。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批条上只说让严副支队进去，你又是谁呀？我，你什么呀？这位是我们特地从工大请来的刑侦专家，出场费一小时三千。 耽误了他的时间，是我出钱还是你出钱？就你们建宁市的李雨欣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警察都跟电视上演的一样没用？只有被开除了才能破案呢？几年前有个富商和他的司机一起被绑架，绑匪杀了司机，胁迫富商拿凶器砍下了司机的头，然后把他放回家去拿钱。 绑匪以为成了协同杀人犯的富商绝不敢报警，但富商出去后立刻就自首了。最后，富商无罪释放，出于人道主义，向受害者家属赔了笔钱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怕吗？警方查案，除了口供之外，还需要完整的证据链。在富商司机被杀的案子当中，法医能够清晰地鉴定出尸体脖颈断口上有很多犹豫伤。 不符合一般凶手的手法特征，侧面证明富商确实被胁迫。我是当时承办此案的刑警之一，我们为了这个案子的取证，奋战了几个月，把无辜者从被告席上救了下来。我们能救他，也一样能救你。不管你做过什么，在犯罪现场，只要发生过的事情，就必然会留下痕证。而我们警方要做的，就是利用这些痕证，完全还原事发时的每个细节，让有罪的人受到惩罚。 让蒙冤的人沉冤得雪。你想沉冤得雪吗？有有罪的人。你为什么会想偷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我没法控制。你没法控制自己，是因为偷窃癖其实是一种意志控制障碍，被患者遭受到的强烈精神刺激和持久高压所引发。这种疾病是可以被药物治疗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不应该待在监狱。 你应该去医院告诉我他是谁。重大立功表现可以让你立刻出狱，还能为你申请表彰。相信我，警方会让那个胁迫你的人付出代价。我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只要一个人待着，一个人待着，让我一个人待着。李雨欣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姑娘，现在已经九点半了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你好歹为那两个被绑架的孩子想想。来吧。 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，言希，我来跟他谈谈。行，你小心，有情况随时喊我，我在外面。李雨欣，杀人是什么感觉？他是怎么说服你杀死何良的？ 你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他真正想行刑的对象不是贺良，也不是沈小琪。我怎么感觉这个组织跟冯宇光那案子背后的贩毒集团有点相似呢？该不会是同一伙人吧？明哥，后面那辆货车好像在跟着我们。嗯，什么？ 有一束破云而。